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。上一讲呢，咱们讲到啊，说一九四五年的四月十二号，美国总统罗斯福突发脑溢血呢去世了。希特勒和他的死党戈培尔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啊，是欣喜若狂啊，觉得这是迎来命运的转机了。那你想，这罗斯福身为堂堂美利坚合众国总统，怎么突然就死了呢？ 其实啊，这里面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累的啊。罗斯福是美国唯一一位超过两任任期的总统，而且呢，居然这个连任了四届啊。这个罗斯福，你想他是怎么说呢？他他这个一战的时候啊，是美国海军部的副部长啊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就跟这个呃，身为英国海军大臣的丘吉尔就认识，所以这二战的时候啊，英美能够结盟。 其实跟这个两国领导人的私交好也有关系，是吧？然后战后呢，他这个有一次去救火啊，去森林救火，救完火满身大汗，下海一游泳，上来小儿麻痹了啊！这可能他这个小时候是吧？总理爷爷没喂他吃糖丸儿，是吧？他这个小儿麻痹症这个病毒潜伏的时间比较长，三十七岁潜小儿麻痹了。 从此终身与轮椅为伴啊，偶尔反正见见客人的时候也能站起来，啊，但是他身残志坚，是吧？这个呃，竞选联邦参议员、纽约州州长啊，在纽约州州长任上赶上了经济大萧条，啊，胡佛政府自由放任，无力扭转这个局面啊。他在纽约州呢，实际上就试行改革啊。后来呢，当选为美国总统，是吧？就是成功的带领这个美国呀，走出了大萧条，啊，从这个。 三二年当选啊，三三年到四零年连干了两届八年，是吧？连干了两届八年，那个时候啊，这个总统不能超过两任，没有法律规定啊，它只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是吧？所以呢，罗斯福就又参选第三任，啊，那在这个四零年的时候啊，美国还没有参战的时候，罗斯福的这个健康情况就已经非常不好了。 是吧？超过二十年的这个瘫痪啊，还有他就是一个一杆大烟枪，啊，这个习惯让他重病缠身啊。到四四年是吧？他高血压、肺气肿、动脉粥状硬化、心绞痛，是吧？就什么病都有啊。所以有一个医生呢，在电视里看到他竞选演说之后就说啊，说不管这罗斯福啊能不能当选，半年之内他肯定死于心脏病，是吧？就跟那个。 就跟那个郭德纲说谦儿哥似的，你肯定能活到死啊！啊，所以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他肯定死于心脏病，是吧？就这样，这个罗斯福拖着病体赢得了第四次大选啊！之后不久呢，长途跋涉来到苏联黑海畔的小城雅尔塔啊，参加第二次二战的第二次三巨头会议。 这次会议呢，本来是打算在地中海这边上找一旅馆是吧？度假中心开，但是斯大林坚决不离开苏控区，啊，他怕这个被做掉是吧？所以，罗斯福、丘吉尔呢没辙，就只好来到雅尔塔。一九四五年的二月四号，三巨头呢第二次碰了面，但是呢，跟在德黑兰一样，那哥仨呢是各怀心事儿。罗斯福最主要的目的啊，是劝说苏联在打败德国之后，尽快对日宣战。 好减少美国的损失啊！日本人打仗不行，但是极其野蛮，太疯狂了，不要命啊！啊，连自个儿肚子都敢豁，你想想，那豁美国兵他更不当回事儿了啊！所以要减少美国兵的损失。丘吉尔呢，则希望斯大林在战后别把东欧全占了，给大英帝国呢留点地盘儿。说实话呀，这个时候东欧各国的命运是由不得丘吉尔了。朱可夫的部队都快打到柏林了，啊，尤其是在波兰问题上，斯大林表示毫无谈判空间。 唯一可以让步的是在战后让波兰民主选举啊，当然后来证明这就是装装样子。啊关于战后怎么处理德国，三巨头除了重申了一下必须无条件投降的原则之外，还决定了要建立一个特别法庭，用现代法律对纳粹战犯进行审判。这件事儿的意义啊，实在是太大了。咱之后有专门的节目啊详讲啊。另外呢，雅尔塔会议还对很多具体问题做了安排啊，其中最重要的呢。 就是在美苏英之外增加了法国，也作为这个战胜国，在德国建了一块占领区啊。这个呢，咱们之前特级节目说过，绝对是戴高乐将军的巨大功劳。还有一条呢，就是凡是被德国俘虏的苏联人，无论其本人是否愿意，都必须遣送回国啊。咱们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啊。那这些人的命运注定是悲惨的。作为回报，斯大林明确同意，苏联会在打败德国之后仨月内对日本宣战。 而且呢，会加入联合国啊！当然呢，条件有啊，就是外蒙古必须维持现状，库页岛和千岛群岛要划归苏联，并且呢，在大连、旅顺两个军港和中东铁路、南满铁路拥有独家权益。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，不仅被排除在会议之外，还被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，确实是非常悲哀啊！当然了，像波罗的海三国这些小国利益也一样被牺牲。 还是那句话啊，这就是残酷的现实世界。八天之后，三巨头这个散会啊，罗斯福总统呢离开雅尔塔，飞往埃及，会见了埃及国王法鲁克一世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。两天后，又会见了今天沙特王国的奠基者啊，就是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啊。这次见面的意义呢也非常深远，直到今天，沙特都是美国的铁杆盟友，就是从这个这个时候开始了。 之后呢，罗斯福又跟丘吉尔开了一次会，才坐船回国。啊，一到美国，他就在国会发表演讲，是吧？汇报这个雅尔塔会议的情况。国会议员们看到罗斯福形容枯槁的苍老样子，都非常震惊。不过，罗斯福还是拼了老命工作，尤其是在成立联合国这件事儿上，太多的事情啊需要处理。四月十二号下午，啊，正在休假的罗斯福啊，在别墅里正襟危坐，由一位画家呢给他画像。 突然，他觉得头疼的要命，其实就是大量脑出血啊。当天晚上呢，就离开了人世。罗斯福在职十二年啊，他连任四届，实际上干满了三届啊，因为一届是四年嘛。第四届刚当选，那三月就挂了。先是带领美国走出了大萧条，然后又跟国内的孤立主义做斗争，最终带领美国乃至全世界人民打败了法西斯，绝对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伟人。 很多美国人呢，把他和华盛顿、林肯并列，称为最伟大的三位总统啊。当时的《纽约时报》发表社论说：“一百年后，人们会跪下来感谢上帝，因为他赐给了我们富兰克林·罗斯福总统。”为了纪念罗斯福，两周后下水的“珊瑚海号”航空母舰临时改名为“罗斯福号”，美元啊，这个十美分硬币也以罗斯福的头像为背面图案。 甚至今天，天津和平区和平路也被这个国民政府命名为罗斯福路。当然了，人世间的事儿永远是这样，亲者痛就一定仇者快。那于是呢，有了开篇的那一幕。希特勒得知此事儿，欣喜若狂。啊，这个时候，罗斯福的继任者的态度就至关重要了。根据美国法律。 副总统杜鲁门马上宣誓就职，接替总统职务。啊，他一上任就宣布维持罗斯福所有政策，全力以赴对纳粹德国作战。希特勒最后一丝希望就这样化为了泡影。盟军强渡莱茵河之后，立刻发动鲁尔战役，包围了据守在这个工业区的德国 B 集团军群。莫德尔元帅命令炸毁河堤，让鲁尔河水泛滥成灾。不过，依然没能挡住盟军的脚步。 虽然被希特勒严令必须战至最后一兵一卒，但是莫德尔这位元首的心腹爱将，此时也终于是心灰意冷。他拒绝执行焦土政策的命令，也拒绝投降，而是命令 B 集团军群就地解散。气得戈培尔啊，这个指责莫德尔是叛徒。其实这个时候的莫德尔也给自己想好了归宿啊，他对自己的这个参谋说啊，说要在古代。 有什么可以留给一位战败的指挥官呢？只有毒药。那他好几次到前线想找个机会牺牲都没成功，最后呢只好到一片森林里开枪自杀。希特勒得知此事之后，自言自语的说：“如果莫德尔能做到，那么我也可以。”鲁尔工业区陷落，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又面临了一个问题啊，要不要抢在苏联之前占领柏林？ 这个时候，美军离柏林的距离跟苏联人差不多。丘吉尔也希望由盟军攻克柏林，至少是空投点散兵过去，这样呢可以提高英美的国际地位。但是呢，杜鲁门考虑再三，最终还是听从了艾森豪威尔的意见，把攻克柏林的机会呢让给了苏联人。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担心伤亡太大，毕竟呢牌里边的德军还有百万之众，谁知道希特勒还会干出什么疯狂的事儿来？ 柏林呢已经被商量好，划分为四个国家的占领区。现在实在是不值得为还要还给苏联人的地盘流血了。美国人表了态，斯大林自然也就没什么好谦让的了。命令朱可夫、科涅夫和罗科索夫斯基三位元帅各率领一个方面军，一共二百五十万人的部队，准备围攻纳粹德国的首都。德国人这边，希特勒知道自己末日将至，但是依然凑出了两个集团军群，超过一百万人。 来防守，其中舍尔纳指挥中央集团军群驻守柏林东南。舍尔纳刚刚被晋升为元帅，因为呢形势危急啊，连元帅结账都没做出来，就只好凑合着上任。主要防守任务由维斯瓦河集团军群负责。前几个月，党卫军头子希姆莱看见形势危急，说服了希特勒，让自己出任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司令。 还不知死活了，发动了一次反攻，当然呢是以悲剧收场，损兵折将之后，希姆莱终于知道自己是几斤几两啊，还是回去搞政治斗争比较适合我，指挥官的位置就交给了哥特哈德·海因里希大将。这个时候，很多人都知道柏林不可能守得住，就劝希特勒呀，趁着最后的机会逃跑，到德国南部山区打游击去。 但是呢，被希特勒拒绝了啊！其实这个时候是吧，他已经下定决心跟柏林共存亡，自己死也要死得像模像样。元首不跑，大家也只好拼命了。海因里希是德军最擅长防守的将领之一，他料到苏联人肯定会渡过奥德河之后，沿着宽阔的高速公路进攻柏林，所以他决定不去费力阻止苏军渡河，而是把精锐部队布置在高速公路旁的施劳佛高地。 形成一座居高临下的堡垒，还派出工兵炸掉奥德河上游的水库，放水把地面淹没成一片沼泽。沼泽之后就是由大量的战壕、碉堡、反坦克炮台组成的三道坚固防线。这时候除了柏林，苏联人也没什么其他目标，所以一场恶战在所难免。一九四五年四月十六号凌晨，苏联红军万炮齐鸣，卡秋莎火箭炮凄厉的吼声划破夜空。 随后，朱可夫元帅指挥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开始了进攻。他这边是三支部队里兵力最强大的，当然呢，任务也最艰巨。海因里希大将不愧是防守专家，早就料到苏军要进攻，提前把最前一道防线的部队撤了回来。朱可夫之前呢，在强渡维斯瓦河的时候玩过一绝招，用上百个探照灯在漆黑的夜里把德军阵地照亮，还能晃得德国人睁不开眼。 这次呢，他故技重施，可惜天气不好，浓雾弥漫，探照灯的光线啊都被分散了，反而暴露了自己。再加上沼泽地的阻碍和高地上德国人居高临下的炮火，朱可夫的进攻几乎完全失败。一天的仗打完，最远只前进了六公里，德军的防线依然完整无损。朱可夫打电话向斯大林报告战斗遇到了一些挫折啊，斯大林，你想是老江湖啊。 告诉他，那我准备让侧翼掩护的科涅夫掉头北上，从南面杀进柏林。这话一说，朱可夫可就受不了了。第二天一早就命令把方面军后方所有预备队投入战场。结果激战一天，苏军伤亡惨重，依然没能突破。这个时候，南面的战线却迎来了转机。舍尔纳的防御水平啊，比海因里希差远了，所以科涅夫轻松突破了防线，直插这两个德国。 集团军群的这个结合部，海因里希呢就不得不开始后退。四月十九号，朱可夫也终于突破了施劳佛高地的防线，通往柏林的道路自此畅通无阻。德国人的防线实际上不复存在了。又过了一天，四月二十号，希特勒五十六岁生日，朱可夫呢没忘了给他祝贺一下。苏军的大炮开始向柏林市中心炮击，英国皇家空军也投来了大量炸弹给他庆生。 第二天，苏军开始包围柏林，希特勒命令斯坦纳将军指挥的党卫军部队立刻发动反击。第二天中午的这个军事会议上啊，希特勒得知这个斯坦纳根本没有足够的兵力，也就没有进行反击。之后是吧，发疯一样训斥在场的所有人。这个德国拍的经典电影《帝国陷落》是吧，把这个桥段拍的特别活灵活现。那这个片段呢，还被好多人啊做成恶搞视频啊，简直就把希特勒给玩坏了。 是吧？不过咱们恶搞归恶搞啊，七十多年前的希特勒可没这心情。那么他还有什么办法没有啊？朱可夫又打算如何攻城呢？咱们下集再说。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，快去微信关注“寻迹讲堂”。